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德国元帅曼施坦因啊，率领顿河集团军群呢，去救援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结果他刚刚突破了苏军防线，掩护自己侧翼的意大利部队啊，就被击溃了，是吧？这时候曼施坦因是下定了狠心呐，咱这回豁出去了，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二十多万袍泽给救出来啊！所以他命令步兵部队死守侧翼。 前面的第五十七装甲军不顾一切继续往前冲，同时要求这个呃希特勒下令保卢斯向外突围跟自己会合。这样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希特勒居然还心心念念斯大林格勒，不许保卢斯突围啊！说咱现在要是突围啊，明年可就得重新再来一遍，所以绝不能突围啊！ 这下曼施坦因可就受不了了，是吧？你这不是让我们这么多人全都玩完在这儿了啊？所以顾不了那么多了，让自己的这个情报处长啊啊埃希曼少校冒着炮火飞进包围圈，亲自跟保卢斯讲情况如何危急啊！你一分钟都不能犹豫，赶紧突围！结果一天的会开下来，埃希曼少校口干舌燥，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是吧？保卢斯依然犹豫不决。 最后呢，还是第六集团军参谋长施米德少将的意见占了上风，是吧？说以我们现在这个饥寒交迫的情况啊，只能原地固守待援，突围无异于送死。这么一来，冥冥之中，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十二月十九号，曼施坦因的先头部队突击到了离包围圈只有三十公里的地方，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斯大林格勒城内的火光了。 而且这些坦克后面跟着长长的卡车队，是吧？有三千吨的物资，就等着接应保罗斯。一旦接上头，吃的喝的全部管够。这个时候，保罗斯的部队已经没有燃料，马匹也都杀了吃了，想突围只能靠两条腿儿啊！虽然困难，但这其实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但是最终，是吧？保罗斯没有得到元首的同意，所以十二月二十六号。 曼施坦因奇迹般的坚守了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不得不撤退了啊！阎王叫你三更死，我也留不到你五更，啊留不到你五更天了，没办法了啊！我我撤吧，啊再不撤就要一块包饺子了。两天之后，顿河集团军群退回到了出发位置，轰轰烈烈的冬季风暴行动以失败告终。冬季风暴虽然失败啊，但是曼施坦因呢，准备调兵遣将，第二次去营救保罗斯。 不过这个时候，双方力量对比呀，已经不允许德国的这种奢望了。苏军刚打退曼施坦因的救兵，马上就开始了土星行动，向黑海边的罗斯托夫发动了进攻，想再布一个更大的口袋，切断已经冲入高加索山脉的 A 集团军群的后路。 这个行动要是成功的话呀，兵力占苏德战场上三分之一的整个南方集团军群就要全军覆没啊！啊，所以曼施坦因就没有办法再顾及萨林格勒，赶紧回师救援，先稳定战线要紧。苏军的进攻矛头再次指向了意大利军队，不过这回呢，两个意大利师的部队打出了难得的顽强表现，面对九倍于己的苏军进攻，生生坚持了三天。 给曼施坦因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希特勒也没敢再固执的 A 级的军群快马加鞭撒丫子撤了回来，好不容易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南方战线好不容易稳住了啊，可是呢，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的德军算是彻底断了念想。这个时候，距离他们最近的友军也在二百五十公里开外，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一月八号，苏联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向保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投降。结果呢，被保罗斯断绝。两天之后，苏军用七个集团军的兵力发起进攻，德军脆弱的防线迅速崩溃。几天之后，包围圈内的三个机场先后失陷，再也没有补给能够运进来，也没有人能够飞出去。 德国兵被告知苏联人非常残暴，会处死所有的战俘，所以都是拼死抵抗。保罗斯命令部队按照之前苏联人的样子，在工厂区和市区残垣断壁之中建立防御工事。血腥的巷战再次在斯大林格勒展开，只不过这次是德军一步一步被逼向伏尔加河岸边。一月二十四号。 苏军派出一名特使给保罗斯呢，提出了优厚的条件，说如果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投降，是吧？我们就保证所有战俘的安全，伤病员都能得到医治，而且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还负责把你们遣返回国。保罗斯请示希特勒。 那说现在我们继续抵抗没有任何意义了，请允许我们便宜从事，那就是要投降啊！但是呢，依然被希特勒严词拒绝，是吧？说这个第六集团军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人一枪一弹。保罗斯呢就没有接受这个苏军的要求。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号是希特勒上台当总理十周年纪念日啊，保罗斯被火线晋升为陆军元帅。 这个意思呢非常明显，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元帅被俘虏，这是摆明了告诉保罗斯啊，你要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此时心灰意冷的保罗斯终于敢于违抗元首的命令啊，他跟部下说：“现在我既然是德国元帅了，就不打算为那个奥地利下士自杀了。”啊，于是呢，第二天保罗斯元帅走出了设在百货商场里的司令部，率领残余的。 大概这个九万一千人啊，向苏军投降。但是当这个苏军进入保卢斯的这个司令部的时候啊，这个苏联的军官呢看了一眼这个保卢斯的肩章啊，说大将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德军的这个大将肩章上是三颗星嘛，是吧？上将俩，中将一个，少将没有。元帅肩章是一对相交叉的权杖，是吧？保卢斯马上纠正说，我现在已经是。 陆军元帅了，只不过我没来得及换肩章啊。希特勒光给我晋升了，啊，没给我空投肩章来啊，所以我现在哎，你应该叫我元帅。那苏联人当然喜出望外了，这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对吧？这个军衔最高的战俘。那呃，保罗斯率领这些人投降了，还有一万一千多德国兵啊，至死不愿投降，是吧？因为他们觉得阵亡是比进苏联劳改营更好的结局。于是呢，躲在废墟里继续抵抗，一个月之后被完全消灭。 至此，经过五个月的激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以苏联获得艰苦卓绝的胜利而告终。啊，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双方前前后后投入三百五十四万兵力，轴心国一方损失八十四万人，其中呢，德国阵亡二十万，受伤五十万，被俘十一万。 呃，最后在包围圈内投降的九万一千人，在行军到战俘营的路上就死了七万多。后来他们历经疾病、严寒、虐待，最终只有大约五千人是吧活到了战后。苏联人惊讶的发现，这一次居然俘虏了一位元帅和二十二名将军是吧？其实德国每个高级将领都配备了一瓶毒药，但是没有一个人用啊。直到后来七二零事件。 才有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将军用这个毒药自杀，那非常这个讽刺，是吧？苏联组建了一个自由德国委员会，好多对希特勒失望透顶的军官都加入了，那尤其是这个保罗斯元帅带头签署了反希特勒宣言。再后来呢，一直不断对德国人进行进行这个宣传啊，劝大家不要再为希特勒战斗啊，气得希特勒时不时的愤怒的咆哮啊，说这个。 保罗斯本来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并且得到不朽的荣誉啊，但他居然宁愿到莫斯科去。那战后，保罗斯在一九五二年回到了东德，是吧？一九五七年呢去世。 还有一位投降的库尔茨巴赫上将，他不但帮着苏联人宣传，还提出呢组建一支由德军战俘组成的军队，帮苏联人打仗啊！但是呢，他没被同意啊！这个真是跟这个呃，跟这个苏联的那位弗拉索夫将军呢遥相呼应啊！倒是之前反对突围，最终酿成大错的集团军参谋长施米德少将，坚决拒绝跟苏联人合作，结果呢，被关在劳改营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除了这么多人力损失之外，德军还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一千五百辆坦克、六千门大炮、九百多架飞机。战役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德国国内媒体被禁止报道任何失败消息，直到一月三十一号，保卢斯投降，实在是纸里包不住火了。 德国国家电台才在播放了预漫版的贝多芬第七交响乐之后，宣布战役失败的消息。这也是纳粹德国政府首次承认自己打了败仗。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发表著名的体育馆讲话，承认德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号召德国人民进行总体战，动员全部力量战斗到底。苏联这边，这个虽然获胜。 但是损失一点都不小，那苏军总共伤亡一百一十三万人，其中光阵亡就四十七万八千，另外呢还有七十五万平民伤亡。在这个残酷的战斗当中，苏联人使用督战部队，强迫士兵和很多平民参加战斗。很多时候啊，这些人连武器都没有，那完全就是充当肉盾。整场战役，督战队大约处决了一万三千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 另外呢，苏联还损失了四千多辆坦克、一万五千门火炮和一万多架飞机。 虽然损失比德国人大，但是之后很快啊，就靠雄厚的国力和美英的援助补上了啊，尤其是这个人力是吧？这个苏联更是不缺，所以后来有记者呢就问崔可夫，第六十二集团军为什么能够守住斯大林格勒？崔可夫说是吧，敌人只能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而苏军是杀不完的。那不过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就惨到家了，作为主战场，几个月的仗打下来是吧？ 以城里啊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格勒被授予苏联英雄城市的称号。后来，人们在当年争夺最激烈的马马耶夫冈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雕像。雕像下方呢是战争纪念馆啊，里边保存了很多当时的这个资料、武器，还有不少战斗的痕迹。 非常震撼啊！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去这个伏尔加格勒啊，可以去这儿感受一下这场战役的残酷。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苏德战场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呢，德军手握战略主动权，可以自由的选择进攻的目标，苏军呢只能靠人数优势勉强招架。在斯大林格勒，本来第六集团军完全可以绕过城市，通过机动作战牵制苏军。 保障 A 集团军群占领高加索，但是是吧？希特勒为了一个斯大林格勒的虚名，把这支经验丰富的部队投入到城市巷战里，可以说没有意义，白白牺牲掉了。而苏军将领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磨练，逐渐找到了克敌制胜的要诀，作战思路非常清晰，是吧？诱敌深入进行消耗战，然后伺机对德军后方发起前行攻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终通过围点打援取得巨大胜利，而且也为以后的大兵团机动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斯大林格勒之后，苏军步步进逼，开始了反击，而希特勒那肯定是不能坐以待毙的，也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战略主动权。那苏军得胜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德军又有什么打算呢？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